第三十八集，星期八的开店五周年派对，所有的酒吧会员都收到了短信形式的邀请函。本来还担心林和熙不去，但是打听到尤崇与周轩去的消息以后，明南就放下心来。既然那两人确定会去，林和熙要巴结攀附尤崇和周轩，就不得不去。五周年的派对，林和熙自然会去，却不是因为尤崇。 而是为了主动配合宁南，他也是到了酒吧里才知道尤虫和对方那几个朋友也来了。酒吧楼上的包间不开放，所有参加派对的人都在楼下卡座区拼桌。林和西打算盯着宁南，没有过去找尤虫说话，直接在角落里挑了个视角极佳的位置坐下，座位恰好在尤虫他们的斜后方。 林和西将对方那边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来了，大约有六七人，沙发上还空出一个座位。中途，周轩拿着手机起身离开。没过多久，有两个穿吊带低胸裙的女孩子挽着手走过来，停在油虫面前。大概是想和他们拼桌，女孩的视线扫过油虫旁边的空位，低声询问起来。其中一人。 甚至借着说话的由头，在油虫面前故意弯下腰，露出自己领口若隐若现的深沟，裸露在外的细长双腿更是几乎抵上油虫屈起的膝盖。林和熙看在眼里，不由得暗暗在心中评判：对方的身材与长相绝对会是直男最爱的类型。他突然有点好奇，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直男的油虫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油虫却连眼皮都未曾抬起过，误以为他是默许自己和朋友留下说话的女孩子，朝油虫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舞台上的音乐声有点吵，林和希听不清他们说的话，但也能凭借那人往外挪的动作猜测出，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多半是看上油虫，想让油虫身旁的人给自己挪出两个座位，而那人也的确这样做了。 女孩子要拽着自己的朋友落座，尤虫终于抬起头来，吐出两个字来。林和熙眯了眯眼眸，凭借对方的口型推断出，尤虫说的大概是“有人”两个字。女孩露出满脸不信的表情来，尤虫似是笑了一声，又对他说了什么，抬手指向他身后林和熙在的方向。不太确定对方指的是不是自己，林和熙微微怔住。 与游虫对话的女孩子一下意识的回头朝他坐的位置看过来，林和熙很快回神，视线从女孩那张漂亮的脸上轻掠而过，漫不经心的望向游虫，猝不及防的对上游虫同样扫过来的目光。林和熙慢吞吞的眨了一下眼睛，却见游虫轻勾唇角，朝他招了招手，示意他现在就过去。回味过来对方的用意。 林和熙扬了扬眉间，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眼走了过去。沙发里的尤虫伸手握住他的手腕，将他拉到身侧坐下，那只手从他的手腕上松开，转而又搭上他的肩头。林和熙忍不住转头看了他一眼，对方面上神色如常的仙谋，对仍旧站在面前未动的女孩道：“我说过了，这里有人。” 女孩失望的将目光从油虫脸上收回，转而又在林和熙脸上流连数秒。片刻之后，她又笑盈盈的朝林和熙开口道：“那么，这位小哥哥，你旁边的空位有人吗？”林和熙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偏过头看向油虫，对方面含警示意味的扫了他一眼。林和熙了然的弯唇，转而。 推开了油虫搭在自己肩头的那条手臂，微不可见的拧了拧眉。油虫没有说话，林和熙却又神色自若地往油虫身侧靠了靠，毫无预兆地伸手抱住油虫的那条手臂，歪头靠在油虫肩膀前，意味深长地笑道：“我旁边有没有人？小姐姐看不到吗？” 任由他动作亲昵的又搂又靠，仿佛习以为常般，游虫面上神色未动分毫。女孩脸色骤变，当即拽着朋友转头就走。坐在旁边的几个朋友看的目瞪口呆。待那两个女孩子离开以后，游虫才把林和熙的手从自己身上拨开，维持贴近他的姿势没有动。林和熙语气带笑道。 我帮你解决了麻烦，你要怎么感谢我呀？感谢你，尤虫瞥他一眼。我还没说你在别人面前故意歪曲我的性取向。林和熙笑眯眯的反驳：“ <laughs> 难道不是你自己默许的吗？”尤虫不再搭腔，林和熙面上却兴致渐浓：“你是觉得刚刚那个女孩长得不好看？”尤虫道：“没有。” 林和熙问：“身材不好吗？”油虫道：“没有。”林和熙毫不掩饰眼底的好奇：“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坐在你旁边啊？”油虫言简意赅：“我不喜欢。”林和熙语调长长的哦一声：“哦， <laughs>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油虫面色微顿，不耐的抬眸。 你家开婚前介绍所的？林和熙不为所动，转而意有所指的道：“你该不会是不知道吧？直男怎么可能会说不出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类型呢？莫非？”尤虫嗤笑一声，打断他道：“不用急我，那你倒是说说看。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我可以先说。” 他略作思考，然后掰着手指头开始数。嗯，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喜欢的长得要好看，个子要高，肌肉要漂亮，腰力要好，喉结要大。前两项还算是正常，后几项却越走越偏，怎么听都不像是描述女孩子的话。尤虫黑着脸示意他闭嘴，视线划过他的脸，有几分敷衍的开口。 皮肤白，个子高，腿长。林和熙赞同的点点头，面露促狭之意。嗯，你觉得我怎么样？牛虫不为所动，不怎么样。是吗？林和熙面带困惑的自言自语。可是你说的这几点，我都能对得上啊。长卷发，不染色。 尤崇加重语气，咬牙强调：“性别为女。”林和熙身体后仰，靠在沙发背里，忍不住笑出声来。两人对话结束没多久，周轩就回来了。见到不该出现的人出现在这里，甚至大咧咧地坐在尤虫身旁，周轩脸色不太好看。“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听到对方的质疑，林和熙不紧不慢地答。 我为什么不会在这里啊？我也是星期八的会员。周轩冷笑：“座位这么多，你却非要往我们这边凑啊？”林和熙道：“座位这么多，也不能总是空着。我只是过来拼个桌。”认定他是故意追着尤虫过来，周轩没给他任何好脸色，只是尤虫都没有亲自开口赶人。 对方又是个伶牙俐齿的角色，周轩也不再多和他废话。接下来的全程里都是眼不见为净。舞台上的音乐很快停下来，酒吧老板上台致辞，吩咐站在吧台前等候的服务生给所有人送免费的香槟。客人们纷纷高声起哄，老板大方，端着服务生送来的香槟进入舞池，在昏暗迷离的光线里开始今晚的狂欢。 尤虫单独起身去洗手间，中间的沙发空了下来。朱轩对林和熙的存在视若无睹。林和熙面色自若，后脑勺枕着双臂靠在沙发里，漫不经心地扫视那些进入酒吧里的新面孔。片刻之后，他的视线微微定住，终于在舞池对面看到了宁南的身影。穿过那些勾肩搂腰的年轻男女，宁南停在吧台前。 叫走了一个忙于倒酒的普通服务生。此时此刻，老板赠送的免费香槟还没有送到他们所在的区域。未做任何迟疑，林和熙起身想要跟过去。舞池里色彩绚烂的灯光逐渐晃动起来，耳旁伴随着令人躁动的前奏而起的是律动极强和震耳欲聋的舞曲音乐。